课文三，在山上，我有点害怕。怎么了？山越高，路越难走，我也越爬越冷。不用担心，有我呢。我对这儿比较了解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再爬。好，一会儿我们可以从中间这条路上去。生词。 担心，比较，了解，先，中间。